第十六课：徐健和他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们。一、听力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这不是一所普通小学，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。 北京出现的第一所私立小学——金华私立学校，家长在给孩子办理报名手续的同时，还要交三万元的入学赞助费，这一切令当时的北京人目瞪口呆。二。 过桥时，如果对脚下湍急的河水过多的注视，则会觉得桥逆水流而动，河水却不动，这就是运动错觉。产生这种运动错觉的原因是，人们把流动的河水参照系当成了静止的参照系。三。 一个处于积极状态的人，可以拥有好成绩、高分数、好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，但积极状态并不是指这些外在的指标，这些只是一个人奋斗和机遇的结果。积极状态指一个人具有的出色的综合心理素质、积极的人生态度。 四，大工业时代延续至今的快文化，使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人患上时间疾病。他们整日为工作忙碌，精神焦虑，忘记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，因此丢掉快节奏，号召人们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，让生活更加人性化才是正道。 五，过去西藏可可西里偷捕藏羚羊的现象十分严重，偷猎分子洋枪快车甚为嚣张。由于这些年加大了打击力度，捕杀藏羚羊的事件不断减少，这说明只要重视野生动物，一定可以得到更大限度的保护。